第六十四集，回去的时间里，两人皆是一路沉默，没有任何交流，唯有电台里的情歌声始终不断。此刻坐在日光充足而明亮的大教室里，林和熙心底模模糊糊出现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来，他想，游虫是不是已经不值了？那晚坐在甜品店里与方清明说过的话犹在耳边。 不过短短数天，自己做下的定论就有被推翻的可能性。林和熙非但不觉得懊恼，反而心动不已。中午的午休时间不短，林和熙回出租房里睡了一觉。下午再出门上课时，他带上了要送给尤虫的那幅画。然而上楼敲门时，尤虫似乎并不在家。林和熙在门外等了片刻。 也只等来阿拉斯加在里面拍门回应他的声响。确信自己没有记错，邮虫说过下午在等他来送画。他拿出手机给对方发送语音请求，微信语音无人接听。林和熙不再久留，索性先带着那幅画去学校里上课。他在学校里的广场上遇到了赵度。对方背着书包与同班同学走在一起。 两人面对面走过时，赵度的视线从他脸上晃过，极为明显的顿了顿，像是在犹豫不决，该不该与他打招呼。林和熙亦有些迟疑。游虫宿舍里的三人中，他与杨卷的关系最好，与周轩的关系最不好，与赵度的关系则是最陌生。他最后还是叫住赵度冲对方笑了笑，然后问：“哎，你们下午应该没课吧？” 没料到林和熙会找自己搭话，赵都愣了愣，啊啊，没课。转而又似想到什么般，主动开口询问：“你是要找油虫还是羊卷？”林和熙想了想，还是道：“嗯，我找油虫。油虫已经不住学校寝室。” 对于赵度知道游虫去向这件事，林和熙并未抱有多大希望。出乎他意料的是，赵度答得很快。他有事出去了。林和熙点点头，垂眸看一眼手机上的时间，准备和他道别。不想赵度旁边始终沉默的同学却陡然开口，语气听上去像是与游虫关系不错，三分调侃，七分八卦的问。 幽虫是不是和人出去约会了？林和熙猝然抬眸，直直看向说话的人。赵度没有否认，甚至又透露出更多的信息来。被别人约出去了，是个美院的妹子。那同学又语气可惜的道：“该不会是去拒绝妹子的吧？认识他三年，我就没见他找过女朋友。”赵度道。 那也说不准啊，他妈妈是画家，尤虫自己也说过，会画画在他那里是加分项。对方若有所思的点头，转而看向仍是站在他们面前没走的林和蝎，好心提醒道：“你是不是要去上课？已经快打铃了。”林和蝎回神，对他道了声谢，又朝赵度淡淡一笑，转身朝教学楼的方向走去。 他虽被那两人的话搅得有些心不在焉，但也没有过大的情绪起伏。只是才走到教学楼的一楼大厅里，他又收到了方清宁在微信上发来的语音和照片。照片加载出来的那一刻，他才切切实实的体会到什么叫做“屋漏偏逢连夜雨”。上方是游虫和年轻女孩坐在大学城奶茶店窗边的清晰画面。 方庆宁在语音消息心急火燎的道：“校内论坛有人在传，这是他女朋友。”林和熙放大女孩的面容轮廓，认出来她是昨天下午在体育馆内和游虫说话的人，也终于后知后觉的记起来，心中那点微妙的熟悉感从何而来。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上次在树木园的翡翠湖边，他还擅自借用过对方的画笔和画纸。 照片拍摄的位置隔得有些远，看不清窗边的两人面上的神态，却并不妨碍林和熙心生恼火。短短十几个小时内，他的心情犹如过山车般高低起伏，最终还是不可避免的直直沉入谷底。他没有料到，照片带给自己的冲击力会比旁人口中的转述大得多。他不知道“油虫”是什么意思。 是因为一时冲动而偏离轨道，现在走回正轨还来得及，还是因为直男之间的搂搂抱抱稀松平常，嘴碰嘴的亲吻更是一件不足为奇的小事，从头至尾都没有放在心上。上课铃声响了起来，林和熙转身从教学楼里出来，神色冷淡地迈下台阶。许是一直没等来他的回复，方清明的语音电话很快就打了过来。 接起语音的同时，对方的声音从手机那头飞快传了过来。你应该还不是女朋友。林和熙语气平常的打断他，极为明显的松了口气。方清宁问他：“你要不要现在过去看看？”林和熙不答反问：“你知道美院团委的宣传部在哪里吗？”方清宁愣了一秒，显然是没能反应过来。 什么？他又极为有耐心的重复一遍。方清明嗓音困惑的将具体地址报给他，林和熙记下来，然后道：“嗯，没什么事，我先挂了。”电话里的人沉默两秒，小心翼翼的问：“你真的不去找他吗？”林和熙语气莫名：“我为什么要去找他？”方清明问：“你不喜欢他吗？” 良久没有说话，林和熙并未正面回答他。直男找女朋友，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吗？是吗？方清宁的情绪似乎有些低落。那，如果你不喜欢他，那么我去追他。他的声音很轻。也是可以的吧。即便心知肚明方清宁是在试探他，他也不可能会去追尤冲。 林和熙还是有片刻的怔住，许久以后，他对方庆明缓缓开口：“可以。”林和熙挂掉语音，朝美院的方向走去。从校医院的大楼前路过时，他忍不住抬眸瞥向校医院的大门，然后想起了昨天下午在校医院里自己没来得及问出口的那句话。那时他是想要问尤崇什么？ 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那你会不会在意我？胸腔中忽然被浓浓的失落盛满，那些情绪如同潮湿雨季里决堤的洪水般汹涌没过他的心事，而那颗被沉沉浸泡在洪水中的心脏也开始变得酸胀又难受。幸好没有问出口，他想。 尤冲怀疑自己喜欢上了林和熙。美院的那个女生不知道从哪里要到他的联系方式，私下里约过他好几次，甚至在他们和美院的篮球赛里，直接跑来理工院的休息区找他。除去意外收下对方送的画的那一次，尤冲不认为自己有在任何言行举止中向对方传达过丝毫自己对他有意的想法。然而对方依旧坚持不懈。 从海边回来的第二天，他答应了和对方出去见面。主要原因是想要和对方当面说清楚，次要原因则是想要进一步确认自己是不是真的已经喜欢上了林和熙。事实上，尤虫并非是对同性恋抱有异样眼光的那类人。从上高中开始，他的交际圈中也会频繁出现性取向为同性的人。 只是尊重旁人的性取向与接受自己的性取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完全是两件天差地别的事。尤虫虽然没有交过女朋友，却也始终认为自己是直男无疑。